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八十四集。林青霄很快回到院子，他直接穿过窗户落到屋内。林青霄落地的时候，发觉洛寒很沉默。怎么？ 然而，林清霄已经没时间细想了。他对洛寒说：“先换衣服，外面可能已经发现我们出去了。”他话音都没落，院外就传来响动声。听脚步是魔族，还不止一个。林清霄心道：“不好，我和洛寒现在还穿着黑色的衣服，若是被魔族撞见，一切就都暴露了。”紧急关头，他顾不得许多，他趁魔族还没进来，飞快的抱起洛寒，将他放到床上。 伸手一扬，就将他裹在被子中。洛寒本能地握住被沿儿，完全反应不过来。“我……你做什么？”“嘘，不要说话。”林青霄飞快看了窗外一眼，说道：“来不及换衣服了，你再接忍耐片刻，不要出声。等把他们打发走就好了。”林青霄说着，将洛寒盖住，手指轻弹，床架两边的帷幔像是波浪一样慢慢落下。 隔着模模糊糊的帷帐，洛寒看到林青霄转身，飞快的解开外衣，将黑色衣服收到储物空间中，另一只手从屏风中取下白衣，套在最外面。他披衣速度很快，衣襟也没有完全打理好，不过此刻显然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。林青霄伸手到背后，将压在衣服下面的头发捋出来。 黑发如瀑布般在空中甩出一道弧线。林青霄做完这些，外面就来人了。而林青霄已经恢复白衣仙君的高冷模样，完全想不到他刚刚才干出将姑娘塞到被子里的动作。洛寒躲在棉被下面，完全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成这一步的。为什么躲在林青霄的床上？我为什么要藏在被子里？心惊胆战的听外面说话？ 这究竟是什么捉奸戏码？门哐当一声被推开，林青霄端坐案前，冷冷瞥向门外。他视线慢慢从众人身上扫过，最后停留在为首魔族的身上，不怒而威。深夜不请自来，破门而入，这就是雷烈王府的待客之道。雷二在主院等了很久，王府主院迟迟没有动静，他越想越不安生。 干脆冒险夜闯林青霄房门。雷二本来预料林青霄并不在屋内，没想到一推门，却看到白衣飘飘的林青霄坐在案前，似乎正在和自己下棋。雷二着实尴尬了，他眼睛飞快从屋内扫过，想找到些许蛛丝马迹，奈何目之所及什么都没有。看起来这段时间林青霄仿佛一直留在屋内。 雷二明知道不可能，但是拿不到证据，只能低头给林青霄道歉。林家主恕罪，今夜王府里进了贼人，我们怕唐突客人，故而前来检查。如果有叨扰之处，请林家主海涵。林青霄将棋子放回木盒，说：“雷烈王府进了贼，诸位第一站就来找我的屋子，莫非你们觉得我是贼？”雷二确实是这么想的。 奈何他们理亏，只好诺诺道歉。啊，自然不是，林家主误会了，是不是误会？等明日由雷烈王来解释吧。林青霄说完，语气中剑寒微压，还不走？莫非你们还想搜查本君的内务？雷二讨了个好大没脸，只能不住道歉，灰头土脸的退出来。雷二刚刚出门。 看到隔壁屋宇里没有亮灯，忽然察觉到不对，为什么那边没有人？林青霄心中一凛，糟了，出门时忘记点亮洛寒屋里的灯。林青霄脸色不变，正要说什么，室内悠悠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我在这里，那边当然没人。”屏风后，洛寒穿着轻便衣服，从隔间内掀帘子而出。 洛寒没时间换衣服，只能脱了最外层的夜行衣，留下里面的单衣。幸好仙界衣服都保守，里三层外三层是常事儿，仅穿中间的一层也不显暴露。甚至以魔界、妖界的标准来看，这件衣服的布料实在太多了。雷二等人看到洛寒从林青霄的内屋走出来，表情全部愣住。林青霄却皱眉。 他立刻走到洛寒身前，堵住雷二等人的视线，然后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一件斗篷，将洛寒从头到脚牢牢包住。雷二缓慢地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这个女子白日见过，雷二知道她是随着林青霄一起来的，只不过他没想到，素来以正人君子标榜、嫌弃魔界妖界伤风败俗的仙族，竟然也会做这种事情。 不知不觉间，雷二看向林青霄的目光已经变了。这还是仙界出了名冷清寡欲的天才呢，没想到一样逃不过龙族的本性。林青霄看到洛寒后，身上的气势明显变了。他将洛寒用斗篷包好，亲手将系带牢牢扣住。他听到背后还有声音，回头扫射：“还不走？再待下去就是不识眼色了。” 雷二碰了一鼻子灰，带着属下灰溜溜离开。等魔族走远，林青霄立刻露出愠色，低声说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他们发现我屋里没有亮灯，要是去我屋里找，岂不是就露馅了？洛寒嫌弃累赘，将脖子上的披风解下，说：“幸好仙界的衣服层次多，少一两层也不要紧。”怎么不要紧？林青霄气得不轻。 但是洛寒已经解开披风，露出里面的中衣衬衣。林青霄看到，只能侧过眼睛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你先把衣服穿好。”洛寒惊愕地低头看自己衣服，他在夜行衣里穿了一层雪白内衬，内衬外又有一层暗色交领中衣。为了方便行动，他穿的是窄袖束腰型的。他只是没有穿最外一层长裙和大袖衫罢了。这叫没穿好吗？ 洛寒体谅林青霄是个老古板，只能在紧身中衣外披了件外衫，随随便便将腰带系住。洛寒坐到林青霄刚才的位置对面，随手从棋盒里捡了颗棋子。所以，今夜他们果然在许多地方设伏，等我们去自投罗网。这样看来，至少到目前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诛仙石和地宫了。林青霄坐到案前。 他一抬眼，就看到洛寒衣襟松开，露出一截修长的脖颈。他随手披的衣服能有多整齐啊？长袖半落，衣襟松散，衣带更是松松垮垮，一扯就掉。林清霄将眼睛避开，不好意思再看。他视线上移，正好落在洛寒唇上，顿时想起刚才的事儿，结果更不自在了。应该吧。 林青霄虽然说着，其实没听到洛寒刚才问了什么。他头一次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，他尝试许久，终于放弃了。林青霄偏过脸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问：“不是让你暂躲一躲吗？你怎么出来了？”洛寒心想，他要是不出来，一会儿掀开被子，两人面面相觑，岂不是更尴尬？ 洛寒方才躲在被子里的时候，给自己做了良久的心理建设，他都觉得自己已经看开了。没想到出来后被林青霄影响，他也开始不自在。洛寒努力装成落落大方的样子说：“事急从权，一切为了任务。没有点亮我屋里的灯，确实是我们的疏忽了。既然有漏洞，补上就好，没必要过于条条框框。队伍中其他人都知道我们此行来意，今夜的事情传出去。” 他们应当不会误会，就算真的有风言风语也无妨，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就好。林青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拨动棋子，玉质棋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突然抬眼，定定看着洛寒说：“说我问心有愧呢？”洛寒本来在给双方台阶下，他都要成功跑下台阶了，忽的被林青霄反问，整个人噎住。 他的身体不自觉紧绷起来，声音也变了。“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林清霄说，“我想毁约的意思。”洛寒声音颤了一下，明知故问，“哪一个约定？”“我们之间，我有一个约定。”林清霄眼神紧紧锁着他，洛寒觉得压力大，默默移开视线。洛寒不肯对视，可是林清霄依然不放松，步步紧逼。“你之前说……” 你救我一次，我护你一千年，只谈公事，不问私交。等一千年一到，就各奔东西。可我现在后悔了。洛寒从来没见过林青霄进攻性这么强的一面，他只觉得被林青霄盯着的那一块灼灼发烫，几乎都要着起火来。林青霄见他不答，也不在乎，继续说道：“今日发生这种事情。” 再将一切推脱为事急从权，一切为公，恐怕说不过去。有些界限能过，有些界限不能过。今日之事就明显越界了，再推脱下去，显得很不负责。你意下如何？洛寒缓了许久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那你想怎么样？ 林青霄挥手，将桌案和上面的东西一起收走。洛寒手里突然落了空，没有东西可以供他转移注意力，顿时变得非常紧张。林青霄伸手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我以前不信天，不信命，只信自己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我有一些愿望，只能寄托给天道实现。” 洛寒声音都不自觉的变低。什么愿望？ <laughs> 听说求姻缘，要和天道许愿。林青霄嘴角浮出清浅的笑意，说：“我欲求长相厮守，儿孙满堂。不知天道允不允？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